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四十三集。其实洛涵本来也没打算在五天之内就实现，他知道这根本不可能，林显红不会答应，天宫也不会答应。 不过，人皆有得寸进尺的心理。如果想要开一扇窗户，直接说出在墙上开窗户，没有人会答应。但如果一上来就风风火火说要把整面墙拆了，对方剧烈反抗，这时候假装妥协，提出只开一扇窗，对方就会很顺畅的同意了。洛涵就是如此，他一开口就说五天内挖内丹，被素一方拒绝后。 他才装作勉为其难的样子说：“夫人不愿意，我也没办法。那等他们从米海归来后，再归丹，怎么样？”苏一芳想了想，觉得这个方案可接受多了。这次似乎再没有什么推辞的理由。苏一芳犹豫着点头：“倒也可以，但是万一重玉受了重伤，再分离龙丹，岂不是……夫人？” 洛寒微微抬高声音，压下了素衣芳想要拒绝的话：“仙界无奇不有，只要用心找，总会有能将伤害降到最小的丹药。夫人，您是灵山的嫡女，家主是中山之主，集结你们两族之力，竟然还找不出来无痛取丹的灵药吗？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这件事情迟早要解决，早点完成，对夫人、对家主、对林清霄、林重玉，对所有人都好。” 莫非夫人非要看到他们兄弟反目成仇才担心吗？苏一方哑口无言，彻底说不出话来。洛寒字字犀利如针，苏一方都无处可避。对呀，这件事总是要解决的。苏一方说这么多，只是不舍得从小护到大的儿子遭受这种痛苦罢了。如果林青霄并不是他的儿子，依然是白灵鸾那个贱人的孩子，苏一方管他死活呀！ 既然给了林崇玉，再想让林崇玉归还，简直做梦。然而林清霄才是他亲生的，这桩错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林崇玉体内有两颗龙丹，林清霄却身负重伤，他们都知道物归原主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只是他们都不舍得罢了。林清霄不提，他们就一日日拖着。 仿佛拖着事情就会自然解决。洛寒的语言像一柄尖刀，毫不留情地划破素一方的侥幸，将血淋淋的真相摊开在素一方面前，让素一方再也没法逃避下去。素一方最终妥协了，身上仿佛突然失去了支撑的力气般，颓然倒在扶手上，哪还有刚才仪态万千的样子？ 洛寒深知见好就收的道理，他见事情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，就站起身说：“夫人深明大义，慈母仁心，让我非常感动。我们已经说定了，等从西尔梅海回来，就着手归还龙丹事宜。夫人和家主是夫妻，和大公子是母子，你和他们关系亲密，我这个外人就不越俎代庖了。请夫人记得将此事告知家主和大公子。” 洛寒说完，施施然行礼。夫人午安，我先走了。苏怡芳依然还没什么反应，洛寒也不在意。他周全了礼节后就转身，衣袂飘然，仪态端方，无任何可指摘之处。洛寒端着优雅大方的成功人士步伐，心里却不屑的翻了个白眼儿。哎，一群废物，一个能说的都没有。 他找素宜方为突破口，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，因为总不可能指望林崇玉突然良心发现，主动嚷嚷着要抛单呢。这件事儿还是得从外界入手，利用外界压力逼迫林崇玉归还灵丹。渣爹林显红、白灵鸾、素宜方中山有话语权的几个人中，唯有素宜方是有可能站在林青霄这边的。 所以，洛寒一早就将矛头对准了苏一芳。事实证明，他的眼光是对的。即便转了行，他的专业能力依然过硬。洛寒走出素怡芳的大殿，一路向正门走去。他出门后，略微有些忧愁。哎呀，我不太认识路啊，这要怎么回去啊？他站在阳光下，望着云海发愁。 这时候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沁凉的寒意。洛寒不必回头，也知道是谁来了。林清霄属性冰，又常年修习冰性功法，所以无论寒暑，他身边总是缭绕着清寒之气。洛寒转过身，毫无意外，看到林清霄射击而来。两人见面，林清霄没有问他和素一方说了什么，洛寒也没有问林清霄刚才在哪儿。 林清霄对他点点头，说：“走吧。”洛寒应声，识趣儿的没有问木离的事儿。刚刚洛寒把林清霄支开时，用的是让他去取木离这种弱智借口。现在洛寒回头想想，觉得自己脑子仿佛灌了浆糊。洛寒站上飞剑，随后就心安理得的关掉了脑子。他这时候才想起来，他还没看今天收获的储物袋呢。 洛寒兴致勃勃把东西拿出来，天宫给的那一份一看就是制式的，中规中矩，批量生产。虽然没有爱，但是很值钱。林显红和素一芳给他的补贴就有人情味很多。林显红送他的是一方琉璃印，以防御为主；素一芳送他的是一条双星灵攻守兼备，偏向远程控制。 除此之外，还放着一些灵药、几叠福宝。他们送的东西一看就是挑选过的，很适合洛寒的情况。洛寒毫不客气地将东西归到自己的菩提叶吊坠中。储物袋是最低阶的空间法器，空间戒指、吊坠之类的要高一级别。但是这两样都只能存放物品，不能容纳活物。 唯有最高级别的芥子空间才能放飞禽走兽等活物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芥子空间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，五行俱全，自成循环体系，人住在里面修炼也没有问题。有幸拥有芥子空间的人，不是大能就是天选之子，历来可遇不可求。同级别储空间不能叠加，储带袋不能嵌套。 但是却可以放到空间戒指中。林显红和素一方送他的是储物袋，比空间法器低一阶，可以放入他的吊坠。但是天宫给的是空间戒指，和吊坠相互冲突，塞不进去了。洛寒只好把戒指戴到手上。后来想了想，把方才那两个储物袋也换到白玉戒指中。 他的吊坠里面放的是当初菩提树、玄龟等给他的东西，价值不菲，对洛寒来说是保险箱一样的存在。保险箱平日里还是尽量少开。正好天宫财大气粗发了个空间戒指，日后他用这个戒指就足够了。洛寒把白玉戒指戴到左手食指上，戒指很快调整成贴合他指根的粗细。洛寒惊讶。 特意摘下来挪到中指，发现戒指的调整细微而快速，他手指没有任何感觉，神奇了。洛寒玩够了，把左手伸到阳光下看了看，感叹道：“果然，所有的宫廷的审美都是相似的，不出挑不张扬，但是戴上去细致典雅，还挺耐看。”林清霄瞧了一眼，看到洛寒手上只有一只戒指，左右不对称。 实在是难受，他拿出自己那一枚，递给洛寒。洛寒正在欣赏戒指，一时没理解林清霄的意思。什么？林清霄见他不动，干脆自己动手，用灵气托着，将戒指戴到洛寒右手中指上。洛寒的手指纤细，此刻两枚白玉戒指贴在洛寒手上，工整娟丽，高度对称，衬得这双手像艺术品一样。 林青霄心里舒服了，说：“这样就很好看。”洛寒盯着自己的手，良久后问：“天宫发下来的粮饷，你这就给我啦。我从不用陪侍。”林青霄直见手上自然不能有任何东西。当然，最重要的，他不能接受自己手上带着东西，破坏了整体的干净。洛寒无话可说。强迫症真是种绝症。 瞧瞧林青霄，这是晚期呀。洛寒虽然嫌弃，但还是收下了。反正他们时常都在一起，希尔米海也会一同出发。戒指在他这里和在林青霄那里没有区别。洛寒欣赏着两个戒指，他一边比划手，一边警告般瞥了林青霄一眼：“嗯，戒指不能随便戴，以后不能随便给女孩子戴戒指。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” 记住就行了。洛涵说完，终于意识到一件事。我们去哪儿？藏书阁。林青霄平静地看了洛涵一眼，似乎想不懂他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。中午时间有限，许多地方没有展开，正好此刻人少，你去藏书阁把剩下的酒花清磨完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